좋아 常时名为报佛恩福尽，思转为敬名无我是世世。 众生为尝法众不如持垂泪。大雄大力大慈悲，是个三智为是华林，照当无常。 犹如十方结住道场，存有道心何所忙？若心无动转，南无常住十方佛。 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佛顶首楞。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 金刚藏菩萨二十四尊，从有界中有八宝光，光中用千余宝，内有法如来坐宝华中。 顶放十斗八宝光明一光，皆遍十千上合金刚密集天三字，遍诸红家大众用故为爱方。 求佛来佑一生听法无尽的香，光光如来顺时神咒，南无萨旦多所且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Sa tan chư sư Sa ba ba to bo ti sa to bi di nam mô sa to nam sam miêu sam bu chư chi lan so sa la po ke chang che lam nam คิอรหันตรัมนัมโมสลตปะโลลัมนัมโมโสชลิโทเจมิโมรุคิสัมมิวเชตรัมสัมมิวเชปรติปโตโลลัมนัมโมทิปุลิสนัม 是陀耶比帝耶陀拉利斯兰色波罗车拉诃娑娑罗摩陀楞。巴拉哈摩尼南摩印陀拉耶南无菩提菩提罗陀拉耶。 bồ tát sơ si ye ye nam mô bồ đề bồ đề no na ye na Pan jem mo ho sam mô tho la lâm bồ sư chư li to yem bồ ke bồ tát mo ho ke la ye ti li bồ ra lo che la bi ko la bồ la che la ye 摩帝瑟摩萨罗利巴瑟尼摩他尼切罗楞婆悉陀罗哆耶，阿给跋陀哆他给多朱那耶，南无摩诃摩朱那耶，跋舍那朱那耶，南无摩尼朱那耶，南无俱舍朱那耶。 波揭波帝帝利察斯罗斯罗波罗诃啦啦啦悉。Tô tha kê tô ye nam mô bồ kê bồ tê nam mô ô ye Tô ye ô ra hô ti sam biểu sam bù tô ye nam mô bồ kê bồ tê ô chô pi em o Ora oti samyu sambuddho yena bokke pi sa se ye kiro fei chi li ye pola pola se to thagato ye namo bokke bote sambu si bi to sa la la la la se to thagato 阿啦哈帝三藐三菩提，南无普贤菩萨，世尊，以无上道，大解脱耶，阿啦哈帝三藐三菩提，南无普贤菩萨，大善男子。 给多耶拉哈帝三藐三菩提，南无梭惹哆伊坦波克波哆萨坦哆，给鲁思利萨那那波达那拉波波罗释坦波拉提扬切拉。 波波多杰拉，哈利杰拉，哈吉杰拉，哈利巴拉比提耶吉多尼，米利吉波利达那耶林，切利萨拉波本多罗，木查利萨拉波多斯塔多苏巴波罗利法。 杰多那斯的南村拉河沙萨啦月色比多本沙罗村里，我是扎宾色蒂南萨达那月色波萨多诺村里，我是迦拉摩吉拉奥月色比多本沙罗村里，多罗尼波拉月色弗兰多斯法兰杰罗色利。 比沙瑟斯达那奥格里乌托卡拉耶圣，西多吉拉摩波拉津吉摩蒂塔摩蒂圣摩水多圣布拉摩帕拉班多拉波苏林，多拉比利提提苏波比萨波塞拉摩里迪比沙罗托波唐邦格。 朗阿杰摩拉吉婆巴拉吉多巴赛拉真吉比赛拉杰森多杰比迪巴波什多索多。 水达尼耶多勒摩波罗波罗波塞啦桑杰拉吉波波塞啦尊摩尼尊南哆尼波塞啦。考察多杰比第耶根杰罗摩利格乌苏摩波杰拉多的比罗杰罗尊里耶耶拉托斯里桑。 南无摩哩，耶嘛舍啦，伽啦伽波罗波罗舍喽跋塞啦，吞吉杰，杰格波啦差塞斯波罗波，依帝一帝五套六七六，沙贝啦仓五梵土，印度楞么么塞，尼吉吉啦波啦塞斯多萨，南多克多斯里三五印度罗用心波罗。 哆罗雍舍多波罗无引哆罗雍波阿斯底耶萨目叉那切喇无引哆罗雍耶叉那沙沙切那诃耶瑟毗堂班梭罗切喇无引哆罗雍。 次第兰无拉罗梭沙拉罗当班萨罗若乌无因陀罗勇热多波克翻萨怛多葛都悉利三顶在吉利摩梭萨拉布殊梭萨拉悉利梭悉吉梭萨拉提提。比斯波利多扎扎因耶摩跋舍罗多阿帝利波多罗曼迦拉无。 所以的波波等，摩诃萨那波耶毗那八耶阿切利八耶乌陀革八耶毗沙波耶哆啰波耶八啰彻彻啰八耶都是他八耶阿悉利，阿伽罗蜜利俱波耶陀喇利波蜜坚波者波多波耶乌拉革波多波耶那则檀八波。 罗嗦波耶，皮丢丹波耶，苏布拉拉波耶，一恰亲那河那，一恰亲那河，亲那河皮遮遮，亲那河不多，亲那河口本就亲那河不单落，亲那河不单落，那河是根多，亲那河无树木，亲那河有单无多，亲那河。 那是里波的群岛，是多里兰吉波里朗卢的拉里朗蒙萨里朗，比多里朗，我是奥里朗，是多里利是比多里朗比多里兰波多里朗，我是杰奥。 悉哆哩哩地三十悲三十波遮拉我楞比多聲哆耶咪基拉耶咪波哩巴遮基基哩tâm哆耶咪基拉耶咪產哩基哩tâm咪多聲哆耶咪基拉耶 摩巴斯巴丹耶罗托拉吉利东比代圣多耶米吉拉耶米罗拉耶拉吉利东圣多耶米吉拉耶米丹多查查色吉利东比代圣多耶米吉拉耶。 摩揭拉摩达尼切罗基利坦比多僧多耶米基拉耶米揭波利揭基利坦，僧多耶米基拉耶米舍尊摩多次拉萨布拉塔萨达罗基利坦，僧多耶米基拉耶米切多拉波切利基利坦比多僧多耶米基拉耶米毗利扬基利切。 萨辣彻罗波帝苏斯格利达比多僧哆耶米格拉耶米拉彻罗瑟罗波拉格利达。 Sinh ai mi kê la ye mi a la han kê li tâm bi ta sinh ai mi kê la ye mi bi ta la che kê li tâm sinh ai mi kê la ye mi ba se la bo li chư sư a chư sư a ca tu bo tu kê li tâm bi ta sinh ai mi kê la ye mi p o k e fa indolo momo se p o k e fa n sadando bodana non bosu t o d i o s u t o lo la la k e bol o bosi bocam. h Tanno bonali si urla si urla t o t o bandra bandra cinto cinto uin uin panja panja panja panja so si si pam. 般那波罗帝梵波罗波罗多梵啰娑罗毗多罗波揭梵萨婆提婆毗梵萨婆耨提毗梵。 耶舍比分沙，金达波比分沙，波波达那比分，波达那比分沙，多昂吉帝比分沙，多吉比利吉斯帝比分沙，西波利比分，阿波什摩利比分沙，舍罗波罗比梵沙，提提吉比分沙，波达摩陀基比梵。 比多耶拉斯哲利比文舍子那摩多哲拉萨布拉塔萨多吉比潘，哲利比文杰多拉波哲利比文玛色拉尊玛利比多耶拉西比文摩波拉顶扬伊哲利比潘，桑杰拉耶波拉顶杰拉西班玛克拉伊摩摩达尼杰拉隆波梭措利多伊班比色拉比伊 嗡嘛呢叭般吽，揭哩依般摩揭哩依般，揭拉丹真依般梅达呢依般，罗达呢依般。揭拉丹真依般，揭波哩依般，罗提木切托，揭西摩梭罗波梭哩依般。 萨多般三摩摩因陀罗摩摩瑟多吉达吉多木丹吉多瑟奥拉切波拉鲁提拉拉摩娑拉摩瑟奥拉瑟多拉，苏比多拉波利耶奥拉因诺拉布苏波拉波罗拉摩娑拉波波吉多多吉达吉多多拉吉多热扎吉纳奥纳扎热吉纳。 亲那好，比姐姐；亲那好，不多；亲那好，口笨着；亲那好，是印度；亲那好，有但无多；亲那好，亲那好，不生毛；亲那好，只给家炒着哩；亲那好，离不的；亲那好，是米家亲；是着哩；亲那好，路多了，难得个；亲那好，老婆亲那好，金都不离；亲那好。 應是個最低一嘅但低低一嘅最得得嘅離體是忽然比什麼是忽然波的嘅比的嘅是是每個沙里波的嘅。Sira saroke de mota lo lo kin lo kin 基利斯兰、摩摩斯兰、巴利斯、波斯兰、比利斯、达斯兰、乌托拉斯兰、切切斯兰。 悉兰俱卢悉兰三日悉兰可思多悉兰巴多悉唎少央只波阿僧只悉唎波多比多叉叉只利悉弗阿陀陀罗伽伽只罗伽只。萨波拉阿林耶斯阿他那萨拉只拉比沙伊伽只利乌陀伽摩罗毗拉犍陀老伽拉米利只怛那波伽提多那咤提利悉지伽沙婆那悉那心切堪。 这担那常摩拉是为地三沙比三苏担多波达那摩不塞罗斯利三摩波尔僧伽蓝耶波多依舍舍那宾坦利那比多耶潘坦伽卢蜜，坦伽卢蜜波尔比多宾坦伽卢蜜多依多阿耨罗帝辟舍提毗那不塞多。 班多班多利巴涉罗旁利班乌因多罗勇班娑婆